锵锵三人行。 今天三个可是这个 <laughs> 故故人啊，故人来， <laughs> 故人归来， <laughs> 没死，十多这这是十六年前了，对对吧？头一集的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，对对对，呃不张呃不不不止头一集了，开头很多集，对对都是咱们是最早的三个三个嘉宾，故人对，当年我们在一起真是谈的那些黄段子哈，现在还流传在民间是吧？有吗？其实我们对，以至于现在我们都不谈了，我们节目风格现在已经变了啊，所以你们俩来了呢，我都不知道。 不知道该跟你们说什么， <laughs> 把那个旧的重播吧。 <laughs> 哎，坚亭这个是最近办餐馆非常坚挺啊啊，办了在已经入侵我们大陆很很。大江南北，大江南北都有。开了多少家了？有在二十七家了，已经二十七家。他这个开的这个餐馆还敢叫什么表哥？对啊。但是当时你拍的这个电影啊，嗯，是被大陆人骂的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，记得。就说他当时，他叫表哥，你好演。 哎，那个时候的这个大陆人一到这个香港，叫叫什么阿灿灿阿灿，是被瞧不起的嘛？都叫表哥。 表哥，所以他拍那个电影，那个时候就是说是你瞧不起大陆人，对他们这么说，但是其实 <laughs> 心里面是为了和谐，和谐。 <laughs>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？一九九一年啊，没有啊，九零年上的，九零年上。我拍第二集是九一年，九一年对。哎，那我就得问问你，当年嘲笑大陆人的这个 <laughs> 导演，我没嘲笑，到今天沦落的没有戏拍了。什么？我刚去那个非洲。 看外景回来，哦， <laughs> 非洲看外景，比较便 <laughs> 比较便宜是吗？没有， <laughs> 不是我。你现在要要把这个呃，就是怎么要跟进一下他的状况。他状况呢？张坚庭就是呃，给枪三型扫出去之后呢，就努力发奋，就去读了一个 EMBA。嗯，EMBA。EMBA 的同学呢？ 都是达官贵人啊，都是如果你有个十亿，就是一个穷人了。都是达官贵人和想找达官贵人的女星是吗？啊，对，呃，没有，找他们的那个没有，真的跟他们的关系不错。那么他是我们的。 投资人现在就做投资者了。你都认识了哪些达官贵人？给我讲一讲。那那不好讲，都是不好讲，都是表哥，什么都是表哥，王石啊什么啊。我没，我们没到那个，他们已经高阶段了。 <laughs> 我们现在， <laughs> 我们现在非洲层面， <laughs> 非洲土豪，什么什么非洲挖矿的、铺路的啊，对对对啊，坚挺现在反正是混得很好啊，对，哎。 呃，川川川呢？自从被我们扫地出门之后，啊，就在香港开起了牛肉面店， <laughs> 没有这唯一出路了，开个茶餐厅，开个牛肉面店，嗯、啊，哎，这个东西啊，这还真是，我是觉得就说，过去北京人讲讲，有侯宝林讲这个相声啊，就讲这个有些京剧演员落魄了，大腕儿啊。 然后就沦落到卖西瓜呀、卖菜呀， <laughs> 然后那个吆喝吆喝起来都是京剧的腔调是吗？ <laughs> 然后说什么苦啊？那老太太说西瓜苦的不要了。 <laughs> 我想起啊，这个人呐，我看见你们俩，我就想起来，人也有落难的时候，是吧？整体落难现在，怎么讲？就香港人现在去什么地方都不能吭一声。我比如说我从那个绍兴回来，他们吃的、住的、酒店，我。 我我进去，哎呀，漂亮漂亮漂亮！啊，觉得真的他的那个真的感叹，嗯，是，真的是感叹。就是你觉得香港人今天到大陆，跟你拍《表哥你好野》时候的心情是不一样了吧？这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他们现在信心很高。现在我告诉你，谁信心很高？那内地人，内地人，起码我的朋友信心比我高了。 啊，比如说啊，嗯，啊，有一次他们来香港，我请他们吃东西，然后呢，我说，哎，去我的太太的店里面买东西啊，啊，我说就是说一个介绍一下，不，我太太卖珠宝，我没我没想到他们会做的，然后他们去看，哎，这个不错啊，还、哎，我要了，要了， <laughs> 都是一 <laughs> 一，要多少钱一个？播了四十万啊，我请他吃一顿那个什么。 呃，边炉，他买了一个四十几万的一个手表。你这火锅吃的，眼睛没睁啊，没没。你第二天请他火锅冲凉了啊？我要，就这么一回事。哎，那香港人心里是什么心情呢？我是很开心的，很开心。呃，但是是不是也有点不开心？没有没有，我我我这个人呢，I Q 非啊，EQ 非常高。哎，我可以在 滴到尘土里面，我都可以的。哦，在那个，你看，好，这就是香港人，这就是香港人的这个。我觉得他们成功是我的那个我的福气，嗯，因为我跟他们合作嘛。然后呢，我从小从小到大，我们都是寄东西回内地的。现在他们给我们都是送我们东西啊， <laughs> 我们应该是吗？ <laughs> 对啊，对啊，这扶贫运动啊是全国性的，非常好。你看前两天我给一个银行做一个讲座，嗯，他们就希望我说说那个，呃。 人民币的变迁在香港人身上，哎啊，你这样讲，因为我经常去大陆旅行嘛。对，那开始我们去啊大陆旅游的时候呢，还是用外汇券。那个时候外汇券是一块钱港币的外汇券，差不多等于啊一块钱人民币的外汇券等于两块钱人民币的现金。嗯，那个价值就是当时可以买东西嘛。那我有一年大雪纷飞，在北京，整个。 那个民族饭店的广场上面全部停满了 taxi，但是那个出租车没有一辆是肯走的，我就拿出一张十块钱的外汇券一晃，那门马上在我面前打开。是啊，啊，那个就是，那个就是那时候用外汇券，后来呢用人啊就是用港币就可以用港币了，就可以用人民币了，港币那个时候币值还高嘛，嗯，那那个时候呢也希望你是给港币的。 但现在呢，你千万不要说港币给人看不起的，一定要拿人民币出来。先不要的，先不要，没错。你像当年这个，你们管我们叫这个阿灿吧， <laughs> 表表哥呀。我们那个时候北京的人管香港人叫港怂啊。嗯，港怂典型一港怂啊港怂心情其实也是像今天心情一样很复杂，嗯，对吗？一方面港怂嘛，港怂给的小费挺多哈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的女朋友也跟着港怂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很讨厌的，就个。现在现在调过来。 但是这样，啊，这么说，呃，有形的东西呢，香港人在比较的时候呢，有点吃亏。但是无形的东西呢，香港香港那个优势还在的，就那个言论，就是说乱说乱讲都是比较。 自由的啊，对，但是有一样，就是我在你们俩身上看出来了，是吧？就是这个人呢，到这个点儿背失意的时候啊，还是自强不息。 <laughs> 开玩笑啊，但是你说不踩我们不说话啊，你在报仇啊。 <laughs> 不是我呀，对香港人最佩服的就是这一样啊。你看，要是在北京。 那叫张坚庭，这是当年就是说是香港的伍迪艾伦，是吧？啊，你现在可能都忘了伍迪艾伦是谁了。就是他他老了，我也 <laughs> 对啊，哎，人家可以开店、开餐馆，是真的开，不是说像那个有些呃大陆的这个也有艺术家开一个酒吧，他是为了招待朋友。嗯，那是你是真的做生意，餐饮业，对吧？ 哎，这一点是，你像到现在，我就觉得大陆的很多艺术家呀，他放不下架子的。嗯。你比如他要是导演，如果曾经是一世之雄，或者是你说这个呃地位威望落难了就很难受，落难了或者说不叫落难，就走下坡路，走下坡路的时候啊，他应该放不下架子，就真的去街边卖东西。但是我就说我佩服香港人，就是这样。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能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。没有，像我放我放下我的身段的时候呢，我还，变了香港一个蛮，家庭最高的一个一个培训师，不培不培训师，就是说对去那个企业里面，就把一个人他的心态的转变，从一个导演到一个服务的人，他的心态的转变。香港人很灵活的地方，他可以把自己的处境，跟当时的处境结合起来。 啊！变后在对又变了一回挣钱的一个一个理论，一个戏剧理论，就是说舞台变成我们的把心态放下，角色交换的那个这么一个理论，去赚了十年的钱。那你的这个同行也有很多人一直努力在拍片子，跟大陆合拍片啊什么的，他们没像你这样，你为什么就干别的去了呢？我因为。 当时真的走走下坡嘛，自己的那个那个竞争，还有别人的那，就是说环境里面不好，那我就好好的干另外另外一行。然后呢，等到那个中国的那个那个电影又起飞的时候，我现在又回去了。啊，哎，我我我等到了，这适应能力，这一个适者生存嘛，对对对，因为没有人帮你。香港就是这样，从来就是你自生自灭。 所以现在有个电视风云，不是说要发电视牌？嗯，政府担心他做，嗯，会关门，就不把这个电视执照给他。嗯，那整个香港就反了。就是香港的习惯不是这样，香港习惯就是我要做，你就给个执照我，我做死了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对你不要替我着想。哦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<laughs> 看来这个坚挺将来的电视也就是在非洲了，是吧？没有，我真的是因为我的同学，嗯，他。 去了非洲，好久没见。然后呢，他带着几百个那个民工在非洲 <laughs> 开石矿厂。然后我就想到一个故事，呃，中国中国的民工，中国的民工到非洲开矿厂。对啊，他同学也是中国的老板，不是，对他不是很就是说。 深入地下的那种，就很简单的把那个石头把它大的变成碎，然后呢，给那些中国那个铁路什么的，那个铺那个铁路用的小石头，小石头啊，那赚钱很容易的。那么我的我按照我的同学的背景，写了一个剧本，现在要可能明年六月要拍要拍了，要拍有投资吗？ 有投资有三分之一，就是那个同学投资，有有有些有个同学 <laughs> 真的投资三分之一。因为餐馆的那个投资人也也有参与嘛。呃呃，那餐馆的另外一条线嘛， <laughs> 分清。所以我看到他，我想起香港人拍电影的这个环境。哎，你知道最近出了一个事情，香港就是这个《变形金刚四》，那个叫迈克尔贝嘛，说在香港被黑社会打了。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。那当时说拍，哎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没打吧？ 他就碰一下啊！你再看下边，就是拍《变形金刚》，下边是那个那个黄色的那个，就是《变形金刚》里的车嘛。你再看下边，说这两个，我觉得现在这个香港的黑社会有点，这这两个那么瘦啊？ <laughs> 对，看两个就是那个两个表兄弟开开餐馆的，没有。 开冷气啊！开冷气馆， <laughs> 对他就是突然是本来是外国人在这里香港这地方拍电影，好像是给这些商铺都有补偿，对。但是拍着拍着呢，突然这两个小子就跑出来，不，这是这是两回事儿，补偿是一回事儿。如果你说当收陀地，坨地就是保护费，就是地盘费，地盘费啊，这个地盘是我的，你要是每个商家都给的那个，跟我没关系嘛，我还要收一个地盘费，保护费。 哎，你对这方面很熟悉啊？你现在现在没有了。现在那两个人呢？他是他有一个店铺是做冷气的。然后呢，那天他没开工，或人就其他人都收了钱，他没钱， <laughs> 发脾气。然后呢，就可能他认识一些那些黑社会的人，就把自己就用那些黑社会的那个那个那个背景再来吓人。后来就又瘦，又又没。 力气都没有，怎么可以收徒弟 <laughs> 是吧？徒弟，我们有一次收徒弟，我觉得像是周星驰拍的电影是吗？ <laughs> 对，我们有一次拍戏，真的来收徒弟，先是收徒弟，来了一个给了地盘费，地盘费给了，然后再来第二帮，嗯，前一帮就跟第二帮打，真的保护啊， <laughs> 真的保护演员，打打的一地的血，那天正好要拍地下都是血，后来这个血就先用了真血了啊，他有一个笑话，耿耿荣的。 跟那个那个那那个徒弟有关系的。有一天他们在新建里面拍，拍戏啊。嗯。有一帮年轻人过来，要拿钱。拿钱的时候呢，然后那个制片在场，然后那个邓光荣大哥嘛，他是 <laughs> 也是那个电影的老板嘛，他说干什么事啊？他说，大哥，他又收我们徒弟啊，收我徒弟。 <laughs> 别动，我过去跟他讲述啊。讲述讲一讲。然后过去了，然后回来了，回来他就说，哎，给他们五千块钱。 他说：“哎，大哥啊，他们要才两千块钱， <laughs> 你要给五千块钱。”他说：“那不同，我大哥给他们是喝茶的， <laughs> 那是我大哥给小弟的那个那那个费用。你他们要你那是那个恐吓，那不行，给你们五块钱，五千块钱。”说这个真是啊，真是。哎呦，还有一次是报警的嘛？啊，也是他嘛？你是他报警？我那我不我忘了。有一次嘛，然后他说：“好，我过去，过去了，回来，报警。” 哈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说这个香港的电影人现在背后还有势力吗？这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有势力的人人都都已经有死的死，啊老的老都。还有就是你根本没有利，没没没钱赚了。现在你现在香港一年都拍不到五十部电影，对，十几部，四十几部电影才。 我问过一个制片嘛，我说他们在那个在旺角那里拍，我说旺角很复杂，嗯，你要不要那个给拖地钱？他给拖地，谁来收拖地啊？拼命啊，我们，嗯 <laughs> 啊，他们那个电影人拼命啊，现在连黑社会都怕电影人了， <laughs> 他们的饭碗都就那么一点饭。你看广东人说什么？ 发穷饿，发穷饿，发穷饿，发穷饿，对，乞衣兜里揾饭食噶嘛？ <laughs> 这这乞丐跟乞丐跟更穷的乞丐 <laughs> 要拖地是吧？对啊，啊，都已经电影人是丐帮了，你再拿什么？ <laughs> 所以啊，真是，这是你说拍电影对你来说是挣钱呢，还是乐趣呢？现在呢，呃，是有挣钱的机会，也是也是乐趣，乐乐趣。以前是挣挣钱。 呃，没有什么乐趣。现在是乐趣也是挣钱。你挣了钱以后有乐趣是不是？呃，我所以，我现在我也需要一部在内地卖座的电影。所以，我我这个呢是花了很多时间，我要 <laughs> 重来，重来。 <laughs> 对。哎，当年他是说被称为香港的伍迪·艾伦啊。嗯我前两天还真看了伍迪·艾伦呃这个最近拍的一个呃，你看了没有？我没看。哎，我觉得伍迪·艾伦拍的这个这个电影啊，挺有意思。他拍的啊。 就是他把这个人呢，人跟人之间这个尴尬啊，咱们刚才说的什么，人英雄也有落难时，嗯嗯，这个一落难呢，很多尴尬就会出现。对，你好比说原本过着荣华富贵的这种生活啊，结果呢一下子掉下来了。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们一位女嘉宾的这个遭遇， <laughs> 就是结果是个骗子被骗了，骗光了所有的钱。我论战嘉宾，但但是呢， <laughs> 这个不要多谈。啊。 <laughs> 然后呢？ 哎，又又回到一个自己的平民的这种这种生活里面，过得怎么样呢？很难，就是很难适应。我所以我就我就想起啊，这个过去我们有句话叫“狗眼看人低”。嗯，而且呢，还曾经你看梁文道他就曾经说啊，嗯，说这个香港的这个狗仔队啊，包括这个娱乐报纸啊，实际上他有道德观。嗯，那他他有一个道德观，他这个道德观呢。 就是最那个小市民的，或者说最干什么的那种，呃，道德观。你看他看一个人呢，都是那么看，说哎，你看最近穷了，穷了以后就就就怎么怎么样。所以我是想起什么，我想起这事儿啊。最近有一个节目叫那个什么呢？呃，爸爸什么？嗯，呃，寻找爸爸了？对对对，爸爸呃，爸爸去哪儿？呼唤小孩？对对对，就是你们俩可以去那儿。爸爸去哪儿了？哈，然后呢？ 我就看那天看这个这个新闻，有人呢就是访问这个李亚鹏，嗯嗯，对，李亚鹏呢，就是随口说了一句，对吧？就说那挺好啊，我有空我也可以带女儿去。 <laughs> 哇，下边那个跟帖一万多条，我看这一万多条都在说什么？都在说。 啊，没钱了，离了婚，再也靠不了什么吃软饭，再也吃不成了。这下也要出去炒作了，也要出去，这都是你知道吗？就是是很势力、很势力的，就完全是这种，也他看你啊，完全是这个，哎，不行了，没钱了啊。所以你刚才说的，香港的狗仔队的道德观也是势力的道德观，是不是？呃，对啊，就完全他看一个人，你不能穷，你穷的时候呢，他踩着你啊，很低的，是吧？你你经历过是吗？呃，幸好我还好。 因为我平我平常生活的那个非常非常平民，我没有去什么那个高贵的地方。你知道人家现在现在住在扎丁山的吗？ 他从来没掉过，没错，没有没有，他只是不想让人家知道。没有没有，太太是珠宝商，我我生活是很低调的，我生生活那方法是我们低调的奢华，万万掉的奢华。我我们一家人常到那个那不不讲那个名声了，就那个快餐店常去吃东西呀， <laughs> 没被打是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很很享受，尤其叫小孩，你不要说，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呢非常富裕，但是。 带他们都不同的环境里面，让他们感受一下。都知道，人家坚平能上能下，是吧？对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呃，刚才还讲着成龙怎么了？最近想，嗯，就是说他对突然间，说他很想念他自己的女儿，女儿啊，对，认了。其实有一次十几年前，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，我说，哎，你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有一天下大雨，然后你的门铃响了，一开门。 有一个小女孩站在你前面，爸爸，我回来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哎不，别说，不要说， <laughs> 毛滚动，毛滚动，在毛滚动。”皮鸡皮疙瘩起来。对对对，别说，别说，别说。 <laughs> 因为我都我形容了一个一个场景，但是这个场景呢，突然间出现了，他自己提提出就是说，哎，有有一点点怀念他的那个。那个。他是不认的嘛，以前不认嘛。对呀，现在他说了嘛，在在那个屏幕里面说了嘛。 那，他给钱吗？那钱。 钱和感情不一样的， <laughs> 分开的会分掉。有这也不分开更好。他也活得他也活得非常好。哎呀，你说这个真是，我也做过一个梦啊，就是我觉得也挺奇怪，不是他不是他他描绘的这个啊，我也很奇怪，我怎么会多做那么一个梦？可能好像是在像三亚一样的一个地方，在海边，很舒服。然后呢，我是一个就是肯定是呃发达了，就是我因为这全是大玻璃，外面就是海，我已经老了，就像你这样白头发，然后我坐在一个藤椅上，我就这么躺着。 然后这个时候就从我面前过来呀，还没中风，过过来还没中风，不是也可能已经中风了，躺着，反正就过来，过来一个很高大的小伙子，也一米八那么高，旁边的一个这么矮的黑的，像木炭一样黑的一个老太太，然后过来，然后老太太指着我就说叫爹，叫叫喂，你我， <laughs> 不可能，我做的这么一个梦，不是，但是事实上不可能， <laughs> 叫爹，一个老太太比你还矮，更。 <laughs> 还有一个一米八的小伙子，这不这个这个在遗传学上不可能。我也老了，不是就是，但不是我知道你就年轻跟那个 <laughs> 那这个两个也不可能有一米八的，那老太太骗你， <laughs> 没错。老太太可能是跟乔丹是。哎，哎，这个是挺有意思。这个人呢，你看咱们得有十十六年了哈，嗯，呃这个。 样子，你们俩，哎，我怎么这个驻颜有术啊？一点都越越来越年轻一样。但是，就是真的像他刚才讲成龙一样，好像到了一个年龄啊，人的这心呐，是不是开始越变越软了？对，这是真的。对，想起过去的很多孩子。接着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